对于叶修的指示，无论游戏里还是游戏外，莫凡都毫无表示。不过叶修和魏琛的讨论总算给星星诸人都敲了个警钟。以往欺负普通玩家，他们都是无往而不利，所以一般都不会考虑战斗折损。但这次集训不一样，是冲着职业选手去的。遇到一个两个也就算了，毕竟咱们这边的是一队，人多嘛。但这次。 对方那边一起出来六个，而且这六个都是本届全明星赛上下来的主，实力毋庸置疑。而且对方只是冒泡了六个，谁知道工会阵容里是不是还藏着其他人没出手呢？没见之前都是接龙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出来的吗？换做以往，叶修肯定是等看够了热闹再招呼大家动手，便宜怎么方便怎么捡。 但现在目的不同，他们不是过来抢 boss 的，就是拿 boss 当个彩头和职业选手们较量来的。那当然不能等人家打的残花败柳了再出来指导黄龙，大家都精神饱满、神采奕奕，这样大战三百回合才有意义嘛！富贵险中求，同志们上吧！叶修做战前动员。这什么破比喻啊！ 陈果抱怨：“哎，你怎么也在啊？”叶修疑惑。陈果在游戏外送给叶修杀人目光，这家伙总是嫌弃自己的水平，好赖自己的竹烟侠也是战队挂名的一员，跟着来一起集训一下怎么了？上吧！星战队里那也是不缺像卢汉文那样的爽利人的。唐柔支持了一声叶修的决定后。 韩烟柔果断第一个冲了出去。乔一帆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断的成熟，大局观和配合意识越发出色，对于阵鬼的理解和运用也已经具备职业素质。一看韩烟柔上了，不敢怠慢，连忙跟上，随时做好辅以鬼阵的准备。那就上吧。一看已经有人冲出去了，魏琛也就不多话了。 虽然他非常非常想把他的死亡之手藏起来些，但队友都已经冲上了，他总不能再回主城一趟。哼！陈果气儿还没消，狠狠瞪了一眼叶修，也操纵着竹烟侠上阵了，手中钢炮一扛，对着那边几位大神马甲就开始瞄准，不一会儿就被昧光的召唤兽阻挡了视线。昧光，让你的玩意儿让让！ 陈果气道：“罗辑现在水平也高了，召唤兽又可以娴熟的多控几只了，于是有他在的时候，场面的混乱度也就又增了几分。”召唤师作为团队中不受欢迎的职业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就比如现在这种事远程攻击手们遇到了都会心烦。罗辑听到老板呼喝，顿时不好意思，连忙指挥召唤兽让道。 结果这时叶修无情指出：“你自己走一下位，比他折腾一下召唤兽方便多了。”啊！陈果还要发作，结果武臣的小枪溜到了他身后，很厚道地说了一句：“跟着我走吧。”武臣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是陈果多少还是察觉到了，刚刚是他的竹烟霞站位不好，结果他却去指使昧光的召唤兽让道。 这样好像有点乱耍派头了，都是被你气的。陈果气哼哼的对叶修说了一句：“耍派头可向来不是他会干的事哼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陈果真恨自己只在游戏里有一门钢炮啊！如果那炮在自己手边，此时一定轰爆叶修的头。行星战队的诸位这么相继一亮相。 三大公会的玩家顿时就哗然了。如果说看全明星大神交手互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话，那兴欣的人可就是大家避之不及的瘟疫了。君莫笑来了！一时间，仿佛狼来了般的鬼叫在三大公会的频道中、人群中用信息、用声音不断的传播着。更出风头的人在这里啊！ 正在互殴的几位也都注意到了，听着玩家们的惊叫，林敬言忍不住停手朝这边看了一眼，感慨万千。要不要先联手虐一下这家伙呀？张家乐突然心生一个伟大的提议，在场众人除了那边的新秀少年，有谁是没被眼下冲出的这家伙虐过的呢？此刻正是一个他们还以颜色的好机会啊！ 这个主意在啊！ <laughs> 王少天叫道：“那边上吧。”王杰希的话表示他也默认了。要不要把老韩也叫来？林敬言却还想更得寸进尺一些。群里招呼一声，谁爱来谁来吧。我们先上。张家乐行事明显就更狠辣一些。说完这话，已经不再和眼前之人动手，枪口一转，百花式打法。 顿时将众人掩护住。王杰希二话不说，操纵角色骑了扫把就要飞上，跟着就见一把剑尖从自己魔道学者的胸口冒了出来，居然是被人身后偷袭。黄少天，王杰希的口气充满了无奈。哈哈这是报刚才三打一的仇！黄少天疯狂叫嚣着，王杰希哪能任他嚣张啊？ 手下角色翻身一打，一扫把又拍了下来。黄少天的剑客抬剑架住，那边张家乐的弹药专家已经炸得一团绚烂了。结果却听到身后传来对话和交手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气个半死。喂，你们能严肃点吗？张家乐那个气呀，他这百花式打法，无论从操作还是技能还是法力上，都是消耗很大的。 尤其面对叶秋这种顶尖高手，那不是随便扔两三个炸弹就够的，所以必须用最大的损耗。结果自己这么辛苦，合着给这二位放烟花助兴的吗？林敬言这家伙还真是跑职业选手群发消息了，从 QQ 回到游戏一看，就已经是这一幕了，一时间也是无语。 卢汉文和高英杰两个后辈，基本是为前辈马首是瞻。刚才看貌似不打了，两人连忙就停了手。此时一看，黄少天和王杰希又掐起来了。二话不说，俩少年又干了起来。就这么片刻会儿的功夫，诸位大神这是自乱了阵脚。结果，星星那边已经主动杀他们跟前了，炮火隆隆，召唤兽乱冲。 星星战队成立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平时多有磨合，上阵也不再是三脚猫。尤其这种无人骚扰的棋手，打得绝对专业，绝对犀利。于是，一波犀利的团队配合撞上一盘散沙，哪怕是六颗大神杀，也瞬间被打懵了。每人的角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之余。 张家乐的弹药专家更是被唐柔的韩烟柔一个圆舞棍挑翻在地，还听到了妹子很失望的嘟囔了一句：“大神，切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！”张家乐吼叫着，躺在地上就扔了一枚手雷，找韩烟柔的脸上打去。唐柔现在经验也有了，对其他职业不是一窍不通，一看只是一个普通手雷，没太当回事儿。 直接一矛扫去，连雷打爆的同时，再朝地上的弹药专家捅去。哪知战矛穿过那爆炸的火光后，却捅了一个空。而后就听到身后声音响起：“美女，回头看大神。”唐柔一惊，这手法用一颗手雷的爆炸玩出了忍者烟欲脱身的效果。就唐柔所接触过的弹药专家中，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儿。 但不管你有多强，想吓住唐柔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唐柔没有听话的让韩延柔转身，而是直接将战矛背身送了过来。哎呦，厉害！张家乐一看，直接对身后攻击，这是相当高端的操作了。普通玩家实战中能用出来的几乎不会有。不过他也只是随口赞赞罢了。普通玩家中是没有。 但放在职业圈里，这种技能还不是基本功一样。轰轰轰轰！唐柔的攻击到底也没快过张家乐布下的炸弹，第一枚一炸就进了这家伙的连击表演时间，连续四个爆破全有背身伤害加成，极其犀利。韩延柔连吃了四下爆破，唐柔愣是一点招没有。 这才知道，一毛挑翻大神并不是可以轻视对方的理由；一毛直接挑死的话还差不多。四季爆破一完就停顿了，不是张家乐的连击结束了，而是有人出来捣乱了。团退嘛，这种时候当然是要互助的。唐柔、包子等人这种意识还在养成过程中，但乔一帆在这方面的素养可是已经相当高了。 一寸灰一记鬼斩，准确地劈入张家乐的弹药专家和韩烟柔之间的缝隙，中断了他可能的继续攻击。一帆，那边高英杰一看这边一寸灰亮相，立刻叫了出来。一寸灰就是乔一帆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喂，你朋友啊？卢汉文看到高英杰的魔道学者转朝那边看，还叫了一声，随口问道。 是啊，高英杰应道：“很厉害吗？”卢汉文问。嗯，高英杰一时答不上来。他不想看低好友，但是乔一帆的职业对一个职业选手来说，实在不好太好意思用“厉害”来形容吧。我去领教一下。卢汉文突然丢下这话，转身三段展开路，竟然就朝着乔一帆的一寸灰杀去了。啊！ 高英杰是略一怔后，这才回过神来。一时间，他完全忘了乔一帆早已经不在微草战队，和他也不是队友。他只是出于本能的去保护。手下魔道学者立即骑着扫把飞赶过去。乔一帆大局观出色，自然洞察到了卢汉文要攻击他的举动。一寸灰，杨剑一挥，直接冰阵丢在身前，形成了一片保护区。 卢汉文一看，只能绕走，结果就被高英杰的魔道学者追上，一个斜冲下来，将卢汉文的剑客扫了个踉跄。一寸灰自己的冰阵对自己当然全没影响，大步走着冰阵逼近，接高英杰的攻势，鬼剑三连斩、月光斩、满月转加鬼斩，将卢汉文的剑客劈得很遥远。想不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并肩战斗。 高英杰这时反应过来，两人在飞队友，很有几分黯然的勉强笑道。结果没等乔一帆说话呢，就觉得角色已被人从身后提起，跟着就被扔了出去。空中无法瘦身操作，是强制倒地的抓取剧。凭什么接？都是对手，认真点！叶修的君莫笑把高英杰的魔道学者扔出去后说道。